我们今天的经文是，嗯，是在约书亚记三章一到四节与以及十四章十七到十七节。嗯，约书亚清早起来，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，来到约旦河，就住在那里，等候过河。过了三天，官长走遍营中，吩咐百姓说：“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？” 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，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，跟着约柜去。只是你们和约柜要相离，要量二千轴，不可与约柜相近，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，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。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，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的前头。 他们到了约旦河，脚一入水，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，撒拉旦旁的亚丹城里那里停住，立起成垒。往那亚拉巴的海，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。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。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干地上站定。

Amun.